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如果你的工作让你心中充满的是苦涩，一想到上班就难受，一到班上就压抑。 每天熬到快下班就心花怒放，你就不要再硬撑。但反过来说，如果你对这份工作还没有厌恶到每天觉得不痛快，那我建议你试久一点因为成就感很多时候是在我们驾轻就熟、独当一面，并能产生某种价值后才有的。所以，如果某份工作自己没有很讨厌，那就让自己积累实力，提升熟练度。 很可能，当你哪天成为资深员工时，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这个工作。到你当上那个领域的大师，一群人对你投来佩服的眼光时，你会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棒。若只是随便试那么一两个月，觉得不好不坏就溜走，那就永远不要指望你能够成为那一领域的大师。十一，说话人认为。 什么情况下应该放弃一份工作？十二，一份工作做的时间长了会怎样？ 十三，说话人认为最不可取的是哪种做法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随着科学的进步，人类对自然的了解越来越深入。 但是，人类对自然的研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让自然更好的为人类服务，因为人类滥用资源的行为对大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，这种状况一天也没有停止。全球化使我们的世界不断变小，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村里，每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个人行为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与其他人与我们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。 因此，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对待自然，应该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，而非毫无节制的开发剥夺自然资源。我们要学会和自然和谐相处，因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不能持续的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去伤害它。但现实情况是，我们离共生这种状态已经非常遥远。与自然相处是一个道德问题，而不仅仅与知识相关。 我们想要更好的立足于这个世界，必须跳出自我，处理好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处理好不同文明、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。只有这样，地球人才能和谐相处，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美好。十四，人类对自然的行为体现了人类怎样的品质？ 十五，全球化的结果是什么？十六，我们怎样才能生活的更好？ 十七，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